HSK 四级模拟试卷。 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HSK 四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，共四十五题，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 第一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，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。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 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白老师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篮球。大学时，他还多次参加校篮球比赛。尽管现在工作很忙，可到了周末，他仍然会约朋友去打球。白老师现在仍然爱打球。 二，他和我都在这座大楼里上班，所以我经常能在电梯里遇到他。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，但却好像是很熟悉的老朋友，见面都会互相笑一笑。他们俩经常聊天儿。 三，从小父母对我的要求就很严格，我非常不理解他们。但是在女儿出生以后，我才知道做妈妈有多么不容易。现在我终于理解我的父母了，感谢他们给我的爱。现在他也当妈妈了。 四，阳光是所有动植物生命中都不可缺少的。太阳每天都为地球提供大量阳光，这保证了动植物能生活在合适的温度下。所以，太阳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太阳对大自然的影响很大。 五，本来只是个小问题，但你和小夏当时都没做出解释，这才引起了误会。我觉得你们俩见一面，把事情说清楚就好了。小夏把误会解释清楚了。六。 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，大家都谈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，也指出了一些新的问题。现在我们请高校长做一个总结。高校长发现了新问题。七。喂，夏叔叔，我是小东。 我乘坐的航班还没起飞呢，机场通知推迟了一个小时，我估计下午六点才能到首都机场。您别着急呀。飞机没按时起飞。八，各位乘客，前方到站是西直门。 西直门是换乘车站，换乘车站乘客较多，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。西直门车站还没到。九，以前多数大学生毕业后都希望留在大城市工作生活。 但现在选择去农村的大学生也变得越来越多，他们认为在那里也许有更好的发展机会。大学生不希望去农村工作。十，这份材料明天早上开会时要用，小王。 你得辛苦一下，麻烦你晚上十点之前翻译出来，然后打印一份交给马经理。小王今天要加班。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五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。 该加油了，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 十一，夏雪。你是法律专业的，将来想当律师吗？我原来是这样想的，不过后来我发现自己对新闻更感兴趣。也许以后我会成为一名记者。关于女的，下列哪个正确？ 十二，我能换一下座位吗？我想往前面坐一点儿。对不起，黄先生，座位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安排的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 十三。你好，我想把这些衣服寄到外地，需要多少钱呢？这些衣服有两公斤，一公斤以内都是十五元，然后每超出一公斤加收六块钱。男的寄衣服需要多少钱？ 十四，前面那条路车可能开不进去，您走过去五分钟就到海洋馆入口了。那就停在这个路口吧，师傅，一共多少钱？男的最可能是做什么的？ 十五，李阳，我明天去办签证，你知道中国大使馆怎么走吗？我帮你上网查一下，网站上应该提供了地址和联系电话。女的要做什么？ 十六，我现在租的这个房子交通比较方便，可是有点吵，我想重新找个房子。我有个邻居正好要出租房子，我们那儿还挺安静的，环境也不错。女的现在租的房子怎么样？ 十七，新婚快乐！今天你可得多喝几杯，祝你和小马生活幸福，白头到老。谢谢，也希望早点听到你结婚的消息。干杯！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八，小孙，原来是你啊！你平时常来这儿打羽毛球吗？以前怎么没看见你呀？我很少来首都体育馆，一般在我们家旁边的一个公园里打。今天外面风大。男的为什么没去公园打羽毛球？ 十九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真的要放弃这次好机会？我也想去海南旅行，不过最近我母亲身体不太好，所以决定留下来照顾她。女的为什么要放弃这次旅行机会？ 二十，李东，我昨天打印的那份材料，你帮我给民族大学国际交流处寄出去了吗？还没呢，昨天邮局已经下班了。对了，邮寄地址是南京路一百零六号吧？男的为什么还没寄出去材料？ 二十一，我女朋友总说我不浪漫，让我多跟电影学学。你快给我介绍几部爱情电影、电视吧。行啊，最近电影院同时推出了好几部爱情电影，《海洋馆的约会》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什么的。电视剧现在有《北京爱情故事》，你都可以看看。关于男的。 下列哪个正确？二十二。你知道怎么去西山森林公园吗？听说那里正在举办红叶节。我以前只去过香山红叶节。 对那儿也不太熟悉，不过网上有地图，我帮你查查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二十三，师傅，到世纪宾馆。 还得需要多长时间？现在我们刚到长江大桥，过了中山公园才到，大概还得四十多分钟。您先休息一会儿，快到时我会叫您的。女的要去哪儿？ 二十四，这些水果是我从新疆带回来的，还有葡萄干儿。谢谢你，我原来以为你去新疆开完环保研讨会后，会顺便在新疆玩几天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。男的去新疆做什么？ 二十五，小周晚上请老同学们去他的新家里吃饭，我给他带了瓶葡萄汁和一盒茶叶。你去过他的新家吗？没去过，他那儿的名字好像是长江花园，听说环境很好，很安静。关于小周，下列哪个正确？ 第三部分，一共二十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三点吗？改了，三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，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？对。 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现在开始第二十六题。二十六，王雪。 上午刚从图书馆借的那本杂志怎么找不到了？你说的是哪本杂志啊？就是那本介绍电影艺术节的杂志，我就放在桌子上了。不用到处找了，我刚看了一下，在沙发上呢。男的在找什么？ 二十七，张经理，我有一个南京市的朋友想来上海做生意。好啊，上海这个城市大，市场也大，机会也多。可是他对当地的情况都不太了解。可以问我呀，我在这儿工作快二十年了。关于男的，下列哪个正确？ 二十八，小姐，您是今天第一个来我们超市购买水质印象的客人，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送给您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太高兴了。这是我们超市送您的环保购物袋，祝您购物愉快。您使用完水质印象后，皮肤肯定会变得更好。谢谢你。女的为什么很高兴？ 二十九，王月，你从云南来山西这么久了，还没适应这里的天气？没办法，我以前就比较怕冷。那你要注意身体，最近天气在降温，明天气温会很低。知道，我会穿的厚厚的，出门就戴上帽子。关于女的，下列哪个正确？ 三十，李先生，你给我们公司寄过来的那篇文章写的不错。写过新闻吗？我上大学时是校报的记者，发过一些关于亚洲艺术节的新闻。很好，今天就先谈到这儿。周五之前我们会电话联系你的。好的，谢谢您。不客气，再见。 女的现在最可能在做什么？三十一，先生，能打扰您几分钟吗？什么事儿？我是民族大学的学生，在做社会调查。 关于《勇敢的心》这部电视，这里有一些问题，您能帮我填个表格吗？可以，不过我正在看《血色浪漫》，还没看那部电视呢。女的请男的做什么？ 三十二，小云，你怎么了？我们本来说明天要去国家大剧院看京剧的，刚才突然又说有变化，让等通知。那就等一等好了，也许一会儿就有好消息了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女的现在感觉怎么样？ 三十三，小叶，看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，叫你两次都没听见。新买的杂志，里面有篇文章写的很好，有时间你也看看。是吗？关于什么的？是谈各地旅游特色的，文章介绍了湖南的特色菜、西安的小吃，还有黄山的景色等等，让人一看。 就想马上出发去看看。那篇文章是关于哪方面的？三十四。小亮，还有半个月就要放寒假了。 我们全家准备去三亚，你有什么安排？我打算去东北玩。东北那儿冬天多冷啊！你怎么会想去那儿玩？冷是冷，可是那儿冬天也很漂亮，特别是那里的长白山。女的觉得东北怎么样？ 三十五，小林，你刚才打电话时说的是汉语吗？我怎么一句话也听不懂啊？当然是啊，不过我说的是四川话，它和普通话的区别很大。别说你听不懂，就连很多中国人也听不太懂。那我就不担心了。刚才我还一直后悔自己不够努力，没把汉语学好呢。 其实，如果你听习惯了，也能慢慢听懂的。男的说话有什么特点？第三十六到三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 有三个人一起去旅行，为了能看到最美的风景，他们决定住在一个大宾馆的第四十五层。一天晚上，大楼电梯出了问题，他们商量后决定，把包放在服务台，爬楼走回房间。三个人开着玩笑，讲着故事，好不容易才爬到第三十四层。这时，一个人说：“好的，该我讲故事了。” 我的故事不长，却让人很伤心。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包里了。三十六，这三个人为什么爬楼回房间？ 三十七，根据内容可以知道他们怎么样。第三十八到三十九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在地球的北半球。 一般三四五月是春季，六七八月是夏季，九十十一是秋季，剩下的三个月是冬季。而南半球的季节正好与北半球相反。当北半球到处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南半球已经进入凉快的秋天，树叶也开始慢慢的变黄了。 当北半球的气温慢慢降低，变得越来越寒冷的时候，南半球的天气却开始热起来。三十八，在南半球十二月是哪个季节？ 三十九，关于南北半球，可以知道。第四十到四十一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绿色。 在人们眼中，往往代表着生命和希望。现在，它有了一种新的意思，那就是无污染。市场上大受欢迎的绿色食品，就是指那些没有受到污染的、优质的、安全的食品。绿色食品的价格一般比普通食品高，但是吃绿色食品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。四十，绿色可以代表什么？ 四十一、关于绿色食品，下列哪个正确？第四十二到四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葡萄酒。 是一种用新鲜的葡萄或者葡萄汁做的饮料，一般会分为两种：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。红葡萄酒带着葡萄皮做，而做白葡萄酒需要去掉皮。阳光会让葡萄酒的味道发生改变，因此很多葡萄酒的瓶子都是深色的。 这样对酒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。四十二，深色酒瓶的作用是什么？四十三，这段话谈到了下面的哪一个？ 第四十四到四十五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写日记是一个很好的习惯，把每天发生的事情记在日记本上，也算是对一天生活的总结。它还可以帮我们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，给我们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。随着电脑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网上写日记，这样。 既可以记下每天发生的事，又能让朋友及时了解自己的生活。另外，在网上写日记还节约用纸，保护环境。四十四，关于写日记，下列哪个正确？ 四十五，根据这段话，网上写日记有什么优点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